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七集。龙族最开始为了追求血统，确实推行过一段时间这种婚俗，但是很快就没有了。到了天启纪。 林青霄更是从未听说过兄妹成婚这种谬论，他们俩先入为主，为了避嫌，一直以兄妹相称，结果忽略了在中古时代婚姻形式还很古老，兄妹是此时很流行的一种结合方式。他们为了解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事情，谎称是兄妹，结果落在其他人眼里，反而成了另一种意思。洛寒十分尴尬。 难怪我前几次和首领说话时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原来是真的奇怪。那时候首领到底误会了什么？西恒笑眯眯的看着这一幕，他发现他找到了新的乐子。林清霄和洛寒一出现在相识的时候，西恒就感觉到了时空的气息，其他人注意不到，却没法瞒过西恒。西恒知道有人穿越时空，从后世来到了中古。 但是西恒一直懒得动，懒得管，就那样拖延着，没有过来查看。昨夜打雷时，前线所有神都感觉到了新法则的气息。这回大家都知道有新人到了。西恒是唯一的闲人，被众神强行打包过来接人。西恒没办法，只能被动结束拖延，不情不愿的上路。他本来觉得这趟差事太无聊了。 没想到达之后，比他想象的有趣很多呀！尤其是这对兄妹努力掩饰的样子，实在太有趣儿了。西恒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，自然明白他们根本不是兄妹，他们从后世来，想来之后的那个世界和如今完全不同，因为时间法则的缘故，他们不可以主动泄露天机，但是。 这根本不影响西恒从蛛丝马迹之间猜测后世的变化，猜测反而比明说更有意思。后世显然兄妹已不可以成婚，而且先族的发展看起来也很惊人。西恒看戏结束，心满意足地说：“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”几人听到后都敛了脸色，洛涵郑重地对首领道谢。 首领也感谢他们昨日的救村之恩，给他们塞了很多药材，依依不舍地将他们送到村口。千里相送，终须一别。洛寒和首领道别。首领留步，我们走了。林清宵也拱手道别。多谢，后会有期。首领叹气说：“唉你们也是，前线不比这里，你们去了前线，一定要万事小心。” 保重身体，不要再受伤了。洛寒和林青霄道谢。西恒见他们说的差不多了，对着首领微笑颔首，疏忽消失在原地。原地顿时只剩下首领一人。首领对着空地怅然若失。神的赶路速度又上了一个阶层。洛寒此刻才明白什么叫缩地成寸，疏忽千里，洛寒都看不清下面的情形。 只能根据飞快掠过的模糊影子，发现青山绿树越来越少了，荒漠焦土逐渐多了起来。大概一炷香的功夫，西恒带着他们停下。洛寒甫一站到地面上，都头晕，他身形晃了晃，明明很轻微，但林青霄不知道怎么发觉了，他不动声色地扶住他，等洛寒眼前可以重新失物后，才悄悄收回手。 洛寒恢复视线，抬头望去，发现他们站在一个营地前。营地中众人来来往往，十分繁忙。每个人都穿着全副铠甲，铁甲本是白的，如今已经被鲜血和时间侵蚀成暗黑。营地一侧忽然传来叫喊声，洛寒回头，发现是一队士兵抬着担架回来了。隔着那么多人看不清楚，洛寒只从间隙中。 撇到大块大块的红，染在黑色的铁甲上，冲撞感极强。洛寒没有防备，受到极大冲击。他还没进门，战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前线。他正想着，眼睛忽然被一双手遮住。林青霄站在他身边说：“不想看就别看了。”西恒看到，不紧不慢的说。 只是撤下来的伤员罢了，真正残酷的场面他还没见到呢。你现在为他挡住，以后怎么办？他不需要参与战争。林青霄语气淡淡的，即便在和神说话，他的语气也清淡冷漠，毫不在意。西恒神便是中立的吧？您只需要在后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他也是如此。西恒在遇到魔神的时候，两人曾短暂的交锋。 寥寥几语中带过了如今的形势，只是几句话，林青霄就听出来了。西恒嘴边笑意更深。没错，我确实中立，不帮助任何一方。但如果他也是中立，你们要如何取信于里面的人？问心无愧，为何要取信于人？西恒听到挑眉。你这么自信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你自信还是天真了。 事实而已。林青霄没有再说，多言无益，行动才是唯一证明。他遮着洛寒的眼睛，别看了，进去吧。他们站在门口，身边又有西恒神，这片刻的功夫，已经有很多人朝他们看来。洛寒点点头，不再耽误，和西恒一起往里面走去。有西恒带路，洛寒和林青霄两个生面孔也畅通无阻。 通往营帐的路上，洛寒百思不得其解，忍不住问西恒。西恒神，您既然中立，并不参与战争，为什么会出现在前线？”我也不想啊，西恒叹气。但是我的朋友们都在这里，我一个人住着无聊，只好也搬过来了。洛寒想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原因，万万没想到，真实原因竟然如此草率。 洛寒带入西恒的性格想想，发现还挺有道理。洛寒趁还没有见到大部队，赶紧打听其他神的性格。西神，我们现在要去见谁啊？贺虚荣成今日上战场了，不知道现在回来没。西恒说着就叹了口气。为什么非要打仗，又苦又累，何必呢？这也是洛寒非常奇怪的一点。他不动声色地试探。 仙魔因资源不公而打仗，情有可原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，对资源的损耗早已超过要争夺的，为什么大家还不停战？西恒轻轻笑了。是啊，为什么还不停止呢？西恒说完，像是抱怨今天又在下雨般，漫不经心的说：“可能是因为战争是神挑起的吧，有人不想让它结束，所有人就只能打下去。” 洛寒眼睛倏地瞪大，西恒在说什么？他在开玩笑吗？西恒完全不觉得自己说出什么可怕的话，他回头看到洛寒的表情，啧声道：“你能不能稳重点你看你身边的人，他就很从容。”林青霄无奈：“其实我也很吃惊，他只是性格冷淡，表情才不太丰富罢了。” 洛寒赶紧收敛自己的表情，努力变成宠辱不惊的样子。他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听到了众神的心密，连语气都变得谨慎了。那这场战争要什么时候结束？不知道。西恒极淡地叹了一口气，大概快了吧。真相实在让洛寒吃了一惊。他在仙魔史中看到天界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时。 仙族将中古大战的原因归咎于魔族贪婪，大举侵略仙界，且死不悔改。可是现在，西恒寥寥几句，勾勒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：神挑起了战争，并且为了各自的私欲，不断煽动各方投入战场。人有嗔痴贪妄，仙有喜怒哀乐，神也有私欲。盘古创世之后。 神自由活动在天地间，最开始大家亲如一家，不分你我。后来神越来越多，私心也越来越多，直到有一天，连盘古和女娲的威望都不足以制衡各方，战争便兴起了。大概唯有战争是最容易集中资源重新洗牌的。每个神力量的来源都不同，所以他们分别有不同的立场。 有像魔神这般支持魔族的，有像荣城贺虚一样支持仙族的，还有一些比如西恒两不相帮，立场中立。但是西恒中立也不是因为怜悯苍生、止息干戈之类的缘故，而是因为他的力量来源于时间，仙魔打仗和他无关，所以他谁都不帮。这个真相和洛涵想象的差距甚大，他不由陷入沉思。 我被召唤回来的目的便是停止战争。如今我回到另一场耗时更长、损失更大的中古战争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主帐很快就到了，守在外面的小兵看到西恒，隔着很远就绷直了身体问好：“西恒神。”小兵说完，眼睛不由自主落到洛寒和林清霄身上。这两个人是生面孔，以前并没有见过。 西恒神带他们过来做什么呢？西恒淡淡点头问：“贺胥在里面吗？”回西恒神的话：“贺胥神在。”西恒应了一声，带着洛寒和林青霄进门。洛寒对着守门的士兵颔首一笑，就快速跟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